课文三，在休息室。你怎么有点不高兴？我想请小丽吃饭，但是找不到好饭馆儿。那你请他听音乐会吧，他喜欢听音乐。音乐会人太多，买不到票。那去公园走走，聊聊天吧。公园太大，多累啊。 生词、音乐、公园、聊天儿。